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二十八集。云梦寒慢慢意识到，这里和他认知的世界很不一样。这里的人似乎非常古朴，用着自己织出来的麻布座椅，房屋全部用木头建成。 村子中甚至还有祭司这种存在，他们的生存形态根本不像是仙界，而像是远古部落。可是，就算再封闭的小山村，也不至于落后成这样啊！他们仿佛和外面隔绝了一般，不知道外面岁月变迁，依然还保持着古时形态。云梦涵带着警惕，小心翼翼的问：“这是哪里？” 我以前似乎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。小姑娘正要说话，被她的阿婆打断。老婆婆暗暗瞪了小姑娘一眼，说：“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，久不和外界通讯。夫人不认识很正常。既然夫人醒了，孩子就归还给夫人。” 小黎，还不快去告诉大祭司，夫人已经醒了。小黎吐了吐舌头，快步跑出去。云梦涵发现这个婆婆似乎很忌讳说自己的身份，她识趣儿的不再问，低头缓慢哄孩子。她当日在河水中无感模糊，并没有看清这个孩子长什么样子，她全凭本能救人。 仿佛冥冥中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他，操纵着他，让他去救这个孩子。现在，云梦涵才是第一次看清这个他拼尽性命救下的孩子。孩子皮肤苍白，虽然闭着眼睛，但是能看出眼角上挑，五官薄又深刻，有种邪气。这样形容一个婴孩或许很奇怪，但…… 云梦涵真的从这个孩子脸上看出一股邪佞劲儿。他是谁的孩子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魔界悬崖下的河流中？我一个大人都差点被河水淹死，他只是个不能动的婴孩，为何好好漂在水上？当天没有想清楚的事情，此刻一桩桩浮现心头，令云梦涵生出许多疑惑。 他看着怀中的孩子，有些迟疑。此时，孩子突然蹬了蹬襁褓，五官皱起来，似乎很不舒服。于梦涵的注意力被转移，马上不再想那些疑点。这个小村子老人多，孩子少，老婆婆很喜欢小孩。她看到孩子不舒服，连忙说：“啊，他是不是饿了？我这就去端米糊糊。多谢。” 云梦涵其实也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，她笨拙地喂孩子吃饭，可是只喂了一勺，孩子就不肯吃了。云梦涵喂不下去，问：“怎么办？他不吃东西。”这个婆婆也束手无策。幸好孩子安静下来，再不动弹。云梦涵见孩子不动，就稀里糊涂地将东西放下，反正只要他不哭，大概就没事儿。 说到这里，云梦寒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：他怎么不哭？云梦寒已经在这个小山村里住了半月有余，这半个月，他的身体逐渐养好，同时或多或少打听出些这个山村的信息。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，听小离的意思，他们无法出去，外人也无法进来，一切都要自给自足。他们自称巫族。 自己织布，自己砍树做桌椅，连粮食也要自己种。小黎和他的阿婆相依为命，他们两个一个老弱，一个幼小，都无法种地，平时只能靠从河里捕鱼为生。云梦涵不好意思再白吃白住下去，力所能及的帮忙。云梦涵本体是灵草，对草药植物认识的多，他会时不时带些草药回来，多少能贴补些家用。 云梦涵可以自愈，但这个能力并不是无限的。云梦涵明显感觉到，经过这一次流产、坠河，他的身体下降很多，手上划个口子都要花很久才能愈合。放在以前，就算被砍了一刀，他的身体也能一眨眼就长好。云梦涵和小黎渐渐熟悉起来。小黎从小没见过外人，对外面的世界好奇的不得了。 每天都拉着云梦涵不停说话，小离对云梦涵越来越亲近。一次夜晚，两人在院子里收草药，小离说：“云姐姐，你知道的东西好多啊，这么多草药你都认识。”云梦涵微微愣怔，眼前不期然浮现出一个身影，她回过神来，笑了笑，摇头说：“ <laughs> 我知道的并不算多。” 都是些常识罢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才是真正过目不忘、博古通今。啊，真的吗？小黎十分怀疑。他是谁啊？云姐姐的丈夫吗？云梦涵听到后怔了一下，慌忙否认：“没有，并不是。他只是我的师兄。”哦，小黎应了一声，又问。 那他是云姐姐喜欢的人吗？小离不通人情世故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云梦涵本想要否认，可是话到嘴边，莫名说不出口。云梦涵晃神良久，回过神后苦笑说：“我都已经成婚，还说这些做什么？我现在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将孩子平安养大。” 小黎看出云梦涵心情不太好，不再追着询问了。每次说到丈夫这个话题，云梦涵就会变得很低落。小黎不敢再提云梦涵的丈夫，而是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云姐姐，你可以留在我们村里，村里人都热心，绝对不会让你被人欺负的。哦，还有大祭司，大祭司最近时常往你身边跑，你要是不喜欢你的丈夫，还可以喜欢大祭司啊。” 云梦涵露出尴尬之色，连忙说：“小黎不许胡说，大祭司年轻有为，我已是妇人之身，配不上大祭司。”小黎努努嘴说：“哼，有什么配不上的？云姐姐，你有手有脚，四肢健全，不懒也不丑，为什么配不上别人？”云梦涵没有办法和小黎说代嫁之身与成婚之人的区别，只好含糊着说：“不一样的。” 等你长大了，你就懂了。他们两人已经收好了草药，将晒干的药材包到屋里。屋中那个孩子静静躺在床上，睁大眼睛看着房顶，不哭也不闹，安静的吓人。云梦涵隐含担忧说：“他不知道怎么了，从来不哭。我虽然没有生过孩子，但是新生婴儿安静成这样，也太奇怪了。” 婴儿听到这些话，目光中似有不屑。云梦涵觉得自己怕不是疯魔了，他竟然从一个婴孩眼睛中看出了不屑这种情绪。小黎没有注意到另外两人的表现，他凑过去看了看，突然伸手握住孩子的手腕。那个孩子似乎猛地一绷，云梦涵也莫名紧张。怎么了？小黎很快就放下手说。 他体内有个银瓶，元神好像被人封印了。云姐姐，你们得罪过什么人吗？为什么有人给你的孩子下这么重的咒语？云梦涵的手不知不觉攥起来。这并不是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早就死了。然而，云梦涵看到那个婴孩黑溜溜的大眼睛，还是不忍心说出实话。云梦涵说：“可能吧。” 我也不清楚，小黎大咧咧一挥手说：“云姐姐，你不用担心，别的我帮不了你，这个却没问题。稍等，我拿根针过来。”云梦涵的心提到嗓子眼儿，下意识挡在孩子之前。你要做什么？嘘！小黎却对云梦涵嘘声，悄悄的说：“这个是秘密，千万不要告诉我阿婆。” 小离很快拿了根针过来，他将自己的指尖挑破，一滴血从他指尖浮起。不知是不是云梦寒看错，那滴血似乎隐隐散发着金光。小离双手合十，指尖变化，飞快地打出一系列加印，最后他低喝一声，指向床上的孩子：“信女晨曦，为此童解开封印，破！”血滴带着金光。 输的没入孩子眉心，云梦寒都来不及阻止。云梦寒下意识屏住气，然后床上并没有什么动静，那个孩子还是个孩童模样，躺在床上毫无动静。小离咦了一声，凑近看了看，奇怪地说：“嗯，为什么没有用呢？是不是我做错了？”小离又用自己的血试了一次。 然而这次还是毫无变化。云梦涵一颗心渐渐放回去。他说：“可能是我们看错了，他就是个普通婴儿，身上根本没有什么封印，自然不会有变化。”小离将信将疑，喃喃地说：“嗯，可能是我认错了吧。”小离很快回去睡觉。云梦涵将她送走，回头看到那个孩子躺在床上，像个真正的婴孩一般。 无辜地转着大眼睛，不断打量外界。云梦涵想，应该是他们误会了。小离年纪小，哪里认得出封印呢？无论怎么看，这都是一个普通的孩子。第二天，云梦涵正在晾草药，小离蹦蹦跳跳从外面跑回来，拉着云梦涵说：“云姐姐，我专门去问夫子了。夫子说，辨别封印是我们一族的天赋，不会认错。”嗯。 可能是你儿子体内的封印太重了，我的血才解不开。走，我们去找大祭司，让大祭司帮忙。云梦涵吓了一跳，理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嘴上就拒绝说：“不必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啊，元神被封印，怎么可能不是大事儿？小黎不谙世事，依然热切地拉着云梦涵出主意：“走吧，今天我阿婆去捕鱼了。” 我们趁现在偷偷溜出去，一会儿再偷偷回来，他不会知道的。云梦涵想要阻止，小黎已经飞奔到屋里，抱起孩子，热情的对着云梦涵招手：“云姐姐，快来啊！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